课文三，在咖啡厅。小刚，我们坐哪儿？你坐哪儿，我就坐哪儿。坐这儿吧，这儿安静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你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喝可乐吧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小丽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去洗手间。 生词。安静。可乐。一会儿。马上。洗手间。